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二十八集。帐篷里空间很大，最外面是待客的地方，中间有书架、屏风阻挡，后面大概是贺须的书房和寝室。西恒进门后。 如回到了自己家一般，根本不顾及里面的人在干什么，直接大声说：“贺须，我带着两个新人过来了。”贺须早就听到了声音，他从书房里走出来，无奈说：“我听到了，你也不必这样大声。”西恒自来熟的找地方坐下，说：“这是洛寒，昨天半夜的天雷就是他引出来的。这个是林清霄，也是龙族的一个年轻后辈。” 贺虚将视线调转到他们身上，洛寒连忙说：“贺虚前辈好。”林青霄轻轻拱手：“贺虚神。”贺虚和历史上记载的一样，温文尔雅，擅长内政。此刻见到他们，他和气的点点头，一点神灵的架子也没有。“你们终于到了，快坐吧。”洛寒和林青霄正坐到矮岸后，贺虚询问：“你们这一路可还顺利？” 本来我预计你们今日清晨就能到，荣成还特意等了等你们。后来见久等不至，外面的事已经等不得了，他才出发。西恒给自己倒了杯茶，不甚在意的说：“也没什么，路上遇到了魔神，耽搁了一会儿，后来去给林青霄处理伤口，慢慢就到现在了。”哦，贺旭皱眉看向林青霄和洛寒两人：“你们被魔神打伤了？”林青霄回道。 不碍事，小伤而已。魔神打出来的伤可没有小伤。西恒悠悠接了一句，皱眉道：“他越发偏激了，简直为所欲为。我去的时候，他不依不饶，要对这两个孩子下杀手。要不是我阻止，恐怕他还不会收手。听说他还想屠空一个村子，就是为了给自己找晚上休息的地方。”西恒越说，贺旭眉头皱得越紧。 林青霄听到，不得不补充：“魔神图青山村并非偶然，他似乎想占领后方，从后面偷袭前线。”这事儿西恒倒不知道。魔神追杀洛寒和林青霄是他亲眼所见，图青山村是首领告状，没想到魔神竟然还想偷袭前线。西恒啧了一声，不赞成的皱起眉：“他太唯我独尊了，魔技修炼久了，真的会易怒嗜杀。” 他久受魔族供奉，渐渐的，连他也染上了这样的性子。贺虚想到魔神，亦无奈叹气。贺虚说：“哎，等荣城回来后，魔神的事我会和他提，你们不必管了。不说这些了，你们两个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”贺虚的话题突然转到洛寒身上，洛寒意外了一下，连忙说：“我也没什么打算。” 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想跟着诸位前辈学习些自保本领。贺虚好奇问：“你多大了？”又来了，这个问题又来了。洛寒内心十分抗拒，但还是不得不说实话：“十九。”西恒和贺虚等了一会儿，一起惊讶：“十九岁？”对，还这么小？贺虚惊讶。 他刚进门时就感觉到洛寒很年轻，但是平时大家相互尊重，并不会用神识刨根究底的探查对方。无论是对仙还是对神，这都是很失礼的行为。贺虚表情难看起来，才这么小，魔神竟然就动起吞噬的念头，简直不成体统。当着两个晚辈的面，贺虚没有说魔神的不是，而是压下说：“你还小。” 确实该以学习为主。营地里这么多人，你有什么不懂的，尽可以找人询问。如果碰上战事，你可以去找西恒。西恒接话：“对，这里就我一个闲人，我和这些大忙人不一样，全天都有时间。”洛寒郑重道谢。洛寒说完后，感觉到营帐外站了人，他自然而然停止说话。其他人也察觉到了。 西恒起身告辞，贺须将他们送到门口。洛寒跟在两位神身后出门，走出帐子后，一个穿着全副铠甲、面容周正肃穆的男子出现在眼前。洛寒还没什么反应，身边的林清霄明显惊讶了一下。洛涵马上知道此人不简单了，能让林清霄露出这么大的情感波动，可见这个人多半活在历史书上。 那个男子看到洛寒只是礼貌颔首，视线落到林清霄身上的时候，似乎多停留了一会儿。等走远后，洛寒听到贺须叫那个男子为“素宗师”。洛寒恍然大悟，他认不出长相，但是这个名字却如雷贯耳。这不正是中古大战结束后天宫的第一任天帝吗？ 历史书上说，肃宗氏是荣成贺胥两位神的左膀右臂。等战争平息后，荣成见证了太多悲欢离合，反目成仇，对治理天下感到心灰意冷，所以交由最信任的副官肃宗氏，肃宗氏代为管理天界。虽说暂代，其实已握有实权。后来，女娲、贺胥等神也陆续避世。 女娲所管的人界，赫胥所管的冥界，陆陆续续并入天宫的职权范围中。后面又过了许多年，肃宗室和天宫已经深入人心。饱经战乱、百废待兴的天界，急需一个稳定而健全的朝廷。肃宗室在众人的呼声中登基，史称明高帝，开辟龙族称帝的先河。但是，肃宗室在战乱中积累了一身伤痕。 登基后没有多久，他旧伤复发，在天、人、明三界广招贤能，最后是明武帝脱颖而出，成为第二任天帝。似乎从那时起，天帝禅让给另一个龙族就成了不成文的传统。怪不得林青霄看到肃宗氏反应那么大呀！看到活的历史名人兼龙族先祖，怎么能不激动呢？ 而且，肃宗室似乎还特意留意了林青霄。洛寒本来奇怪为什么，但是想到肃宗室的姓氏，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。西恒带着他们往后方走，一边走一边交代：“你们的住所已经派人去收拾了，等一会儿好了，会有人来接你们。他身上的伤还没愈合，这段时间不要有太大的动作，尽量静养。”洛寒一一应是。 西恒大概交代完，问：“你想学什么？”“时空术。”洛寒想都不想，第一个就提起时空。“我们来到这里纯属偶然，那边还有好些要紧事没完成，必须得回去。”“时空啊！”西恒啧了声，说：“和时间空间有关的东西，恐怕不好学。”洛寒当然知道不好学。 但是他们想要回去，必须想办法再度开启时空通道。不好学也要学。洛寒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们会尽力而为，有劳西恒前辈指点。”西恒反正闲着没事干，难得有人陪他打发时间，他无所谓应下。西恒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看前辈方便，我们今日就可。”洛寒一听就心里说。 没错，这是林清霄，他自己永动机就罢了，竟然还加上我们。洛晗咬牙，硬着头皮说：“我也可以。”西恒再一次惊讶了，后世的小孩子求学如此积极，常年拖拉的西恒感受到一丝压力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和后辈比起来，他们这些前辈也太混日子了吧？学生主动要求。 西恒还能说什么呢？只能带着他们去自己的住所学习。西恒因为不参战，住处比贺须偏僻很多，条件也相应精致些。西恒住在一座木屋里，屋子坐落在山腰，不远处有溪水流过，环境清幽，与世无争。和前面营地比起来，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。 西恒回家后很不讲究，他示意洛寒、林青霄两人随便坐，自己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躺下，说：“好了，你们想知道什么，现在问吧。”西恒躺得毫无正形，林青霄却正襟危坐，十分严谨。洛寒看了看，最终找了一个和林青霄平行的位置，端正坐好。西恒可以不讲究。 他作为学生，态度却不能不端正。洛寒问出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：“西藤前辈，请问怎样可以穿越时空？”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困扰洛寒很久了。他两次穿越时空都出了事故。第一次是从仙魔大战回溯时间，他本来想回林青霄和林崇玉刚出生的时候，从源头制止林显红调换两人，结果莫名其妙。 掉到了绝灵深渊，所有悲剧已经成型，他做什么都没用了。后来他们在淮阴岛，洛涵根本没想过穿越，却猝不及防被扔到中古。西恒打了个哈欠，说：“啊，能量、气机、定位，缺一不可。能量洛涵能理解，但是另两个就有些抽象了。”洛涵问。 契机和定位怎么说啊？能量只是时空通道开启的前提，但如果没有定位，无法在时间长河里定位到独一无二的确定的时间，即便准备好足够的能量，也无法成功穿越。但是这两样都不如契机，契机才是真正的决定要素。如果契机不到，其他所有条件都没用。洛寒按照这个思路想。 淮阴岛穿越时，能量是天雷，定位是镇魔石，契机大概就是性命危机。紧接着，洛寒想起更多。照这样说，仙魔大战时，菩提树等人提供能量，他原本的时间坐标是林清霄出生，可惜途中出了一点小问题，他来到了一千年后。可是，林清霄掉入绝灵深渊，同样是独一无二的，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。 所以最后成功了，那么契机是什么呢？他回到过去是某种必然吗？西恒见洛寒思考得很认真，好奇地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我在想时间的事情。洛寒说到这里顿了顿，他眼睛极快地瞥过另一边的林清霄抿了抿唇，问：“西恒前辈，过去真的能改变吗？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